锵锵三人行，今天呢，咱们来了香港一只鬼 <laughs> 鬼鬼才导演彭浩翔，好，你好。哎，不是有句话吗？说是说这个你这个吃鸡蛋，干嘛还非要见这个母鸡呢？对吧？哎，但是我倒是啊，看了你的电影之后，哎，就很想请你来到我们这里来聊一聊，谢谢。想见见这只母鸡，谢谢谢谢谢。 <laughs> 为什么呢？ 我最近啊，要不说我们这是著名的马后炮， <laughs> 慢半拍的一个节目。我是最近才看了这个春娇与志明，早以前看的是志明与春娇。这现在这个春娇上北京了，啊。 哎呀，看的我也觉得很喜欢这个电影。最近才看吗？在电影院看吗？不是，看了他一直看别看看别。最近看到，最近看到以后，我倒觉得有一个，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哈，而且我也有很多时间生活在北京。嗯，哎，我倒是挺好奇，你现在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其实我两年前已经在北京哪里去去定居了，基本上现在是香港、北京、香港、北京两边跑吧。 哎，跟我也差不多，而且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你对北京的了解啊，可能比我还多。为什么呢？ <laughs> 你看他连床吧都知道，那地方我就去过一回，哎，他就很敏锐。北京只知道床吧这个地方吧，其他不太知道。 <laughs> 他只知道床跟对加起来就是床吧，然后就直接去床了。对，就拍吧。所以电影里那个谁啊，那个杨幂啊，哈，这个约会 <laughs> 一说，咱们上床吧，还上张八，哎。 我有一个不明白啊，就是说，这个杨幂呃是个空中小姐，在飞机上，呃呃遇见这个余文乐，对，只是因为好像有人骚扰了一下这个空姐，余文乐这个做了一回这个正义的人是吧？对。但是我的感觉好像杨幂怎么就那么开放，就就能跟他上床了，就就俩人就同居了。 好像就是当天晚上，不是这样吗？不是当天晚上，是 <laughs> 过了有一段时间哦，是吗？ <laughs> 我对，其实在电影里面是过了，他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约他，第一次就约他去床吧。 然后后面再才会去他家去吃饭呢。哦，那我可 <laughs> 没对，我发一了。他因为他想看到他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所以他把所有时间都压缩在一天里面，都时间。所以你看，因为这个还产生了我的一个偏见，我还会觉得，我说这个导演是不是他在北京混了两年，他的印象是 <laughs> 北京的女孩比较开放，是吗？ 也没没可能，我觉得其实每个地方也有开放的人，不开放的人呐。嗯。我觉得我在北京好像没有碰过这样的好运，是吗？ <laughs> 没有碰过。哎，我听很多香港男人觉得好像说，大陆的女孩比香港的女孩好抠啊。不是，但这不是就是香广广广广州话叫抠雷啊，抠雷很粗俗的啦，就比较粗俗的一个说法，泡妞吧，比较好泡。嗯。你的感觉呢？ 我不太能感觉，因为我是跟太太一起搬到北京的，所以就感觉 <laughs> 感觉不到我对这个问题。怎么做了这么一个糟糕的选择？对，我也觉得是。假如彭浩翔是这种情况的话，你把太太在北京是吧？嗯。所以他的答案一定是相反的。香港的女生比较好抠，因为老婆在北京了嘛，他 <laughs> 回来香港就自由了嘛， <laughs> 老婆叫你放心好了。我太太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她在北京；我在香港的时候，她她在香港。 所以我觉得哪边比较好，怕我都不清楚了。 <laughs> 但是你对爱情好像特别有兴趣，呃，去探讨研究。其实我是从小我特别喜欢听人家的爱情故事。我念书的时候已经是是因为自己不够吗？一方面是自己不够， <laughs>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当初就是念书的时候，女生去讲他们的的感情问题的时候，我都是愿意去听，只因为。 我比较那时候年纪小，比较想从闺蜜的那一条路去开始去泡人家。 <laughs> 你有感情问题跟我聊，我肯定会坐下来跟你聊，因为证明了你是有感情的问题。嗯。有感情的问题就很快要分手啊。 <laughs>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比较习惯这样去听，然后慢慢听出了，听出了就你很多时候听到有一些好的故事在里面。 啊，那关于春娇与志明啊，我后来写了一个文章嘛，就是我觉得我是这样解读，因为你讲到里面的男女关系哈，嗯，因为好多内地的女观众看完就不太爽，觉得那个余文乐怎么最后还是跟港女在一起，是不是瞧不起？觉得我们内地女生不配跟你们香港男人在一起，好多都是这样来解读。那我的看法是刚相反。 我说对不起啊，其实我的解读是说，是内地女生，好像那个那是余文乐配不起内地女生。 他最后呢，只能跟那个港女啊一起蹲在马桶旁边来玩那个什么， <laughs> 放放那个干冰嘛，干冰啊，一直吃泡面来回顾香港的什么电视流行流行曲等等哈。而在北京，像杨杨淼杨幂这样，那么高，那么懂得玩的，然后坐在那边去谈很多事情哈。 呃，余文乐是插不上嘴的，其实他是配不上内地女生啊，我是这样讲，那那些内地的女观众听完就非常高兴了， <laughs> 马上说啊马叔叔 <laughs> 你太好了。哎，其实我觉得，我觉得问题是，大家一开始去解读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永远从地区那里出发，嗯，用香港人跟内地人去区分这些角色。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有关一个主角在在。 去到北京，去到爱爱迪工作的时候碰上旧情人的故事，嗯，是旧情人互相碰面，跟大家的在一起的故事。他最后张志明没有选这个这个北京的女生杨幂的那个叫张悠悠，嗯，是因为这个电影主角是张志明跟余春娇嘛？ 对，这个是主角跟配角之间的关系。要是他最后主角，要选配角呀。这个电影就是主角了。对，这 <laughs> 个电影叫张继敏跟江悠悠。不能这样说，我这个 <laughs> 导演导演，因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你这个看起来是因为主角配角是吗？嗯。可是整个故事情节的推演，很多喜怒哀乐都是因为地狱这个出来的。对，实际上啊，呃，也许言谈话语间呢，嗯，不自觉的会流露。 你看，我们会感兴趣的，呃，也许你不想强调地域，嗯，但是呢，很多观众啊，他会对地域很敏感，嗯，比方说一群香港老，一群香港人，呃，他这些年啊，呃，这些年对大陆的这个印象的变化，一开始呢，可能是觉得大陆很落后，嗯，但是到今天呢，情况变得很不一样，嗯，甚至他自己都要到大陆去谋生，但是到了大陆去谋生，有一点也很有意思，玩来玩去。 还是香港人，就是其实这个这是为什么？我因为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啊。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地的大陆人，那么我在香港，其实不管住多少年呐，好像主要也还是跟内地内地人在一起。其实这个，所以我这个人说，这个其实跟内地跟香港不一定有关系，跟华人有关系。我跟你说。 华人跑去，不管是去美国、去英国，华人华人对中国人跑去美国、英国念书也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我的朋友的小孩去到美国念书，还是帮跟一团的这种中国人在问，他就他们就没法去抗检，出去外边就去跟不同的文化交流，因为他比较一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感觉到不安全。 他不安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他最熟悉的人混在一起，他这样就比较安全。这个内地人来到香港，跟跟香香港人去到北京，跟中国人去到海外，是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我们中国人其实基本上是比较不愿意去接受一个你你感觉到陌生的一个团体，你就你就比较不想进去。你最快的方法就是跟自己的人在玩的。你觉得外国人不一样吗？ 外应该这样说了，老外对于陌生人比较容易容易开容易开解。对你，我老外朋友来到，对他愿意坐在这里，然后我说我我不好意思，我有些时候就是有老外朋友坐，我说我我想捐要不要我们捐讲英文啊这样，他说不用，你们记住讲，他都很。 很 comfortable 的，去去在，这就是很，觉得很很很很自在的在一个，要是温了是中国人的环境，你坐在那里，人家在讲一个不，你就会觉得很不安。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女性了，她嫁嫁了一个法国丈夫。她这个法国丈夫很有意思，从来听一句听不懂我们说呀。但是中国人在一起聊天聊几个小时，聊一晚上，他有酒就行，他 <laughs> 很高兴。你不用为他担心。但是换过来，如果是我们，肯定借故就我先走一步。对，你就待不下去了。有些小中国，我觉得，哎呀，他们在欺负我。 就故意在咱这种东西，人家排斥我，对对对对。因为因为背后有一种所谓的文化霸权嘛，他老外，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他觉得说我听不懂你们，可是我观察你们，我听不懂你们的语言，我不会有自卑感。嗯，因为我懂的东西好像比你们高，你不懂法语，不懂德语，不懂英文等等哈，他高，他不会怕。 那我们老外，我我们碰到老外，你讲英文我就怕了哈，好像我就自卑了，我就跑开了哈。就我觉得对这背后的自卑感也有也有一定对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赶紧一帮中国人就围在一起自己聊，就就好像在 party 也是这样。 寻求安全感。对对，你说的真是这个。你像在酒吧里，我不知道现在酒吧是不是改变了啊？呃，我在当年玩酒吧，我就觉得中国人很有意思。你说是去找女朋友吗？实际上不会的，都是自己的朋友去的。对，都是自己约好了。他老外去，他是说我认识一个不认识的人。老外就就是直接能坐在哪里一帮，哪怕是有些时候是一帮女生。 哪怕是一帮女生还有男生在，他都能坐下来 <laughs> 跟大家聊。 <laughs> 这种是中国人是比较难在这种情况下去开启这种。所以到外面比较容易发展成黑社会，中国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很好奇，就是你像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在北京生活两年，嗯，你难道对北京没有个一个也肯定有一个印象？嗯，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基本上是发展太快了吧？因为我每一次，因为我是香港跟跟北京跑来跑去嘛，我每一次回去，我都觉得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它，好像是它永远跑得太快。我觉得它没有停下来。每一个人有一些东西，就是我我好像我工作的那个园区。 我每次回去，旁边的公司都不一样， <laughs> 都不一样。我觉得到底是经济太好还是经济不太好了？嗯。为什么大家不停的关门呢？我好像听到旁边的哪家公司营运都好像很不错，但是后来发现哦，因为园区加价加得太厉害，就是让人家没法待下去，就有好多这种这种不停的变化。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城市变成。 有点像其他，很像很像其他，好像老岳老岳，我也住过一段段时间。它变化速度也很快，人楼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它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拆掉，不会把所有东西都不布了、围不了啥的。我十年前去老岳，十年后去，那些店还在。 可能有一些人不在，但是店啊什么这些都都差不多。但是北京总体总体来说，对我来说变化太快了，连饭菜的味道都会变，都会。你看我在北京，我打电话叫外卖，有一种电话挺好，就是上面有几十家餐厅，你可以叫，它就都给你送来。北京可能人工便宜，香港没有这么，都都送到你家。但是问题是我今天看着这个菜好吃啊，第二天还叫它吧，到第三天。 不一样了，因为 <laughs> 因为不一样了，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顶手了，顶给别人去做换了，换了厨厨子都换了。 对对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哪些店都是我我在北京我也不敢推荐，因为有些店都是我吃过好吃，要是我有一段时间没去，我也不敢推荐给人家。对对，川霸可能不是当初的川霸了，床已经变了。这 <laughs> 情况在香港其实一样嘛，香港好吃的店哈，基本上你不能去超过三次的，因为很简单，华人嘛，我们刚讲的华人是什么？你的店做的不好不好吃了就倒闭。 说得好的话，经过一年之后，那个厨厨师啊，一定想自己当老板，一定跳槽，要不然就有一个老有钱人去吃，把他挖走，好好吃就把他挖走。对对对，他也没有说什么忠诚、忠心，所以所以几乎任何店都都呃不能长期去。除非是那种扎扎成扎扎成的那种店吧，那种店不好一点。店很小，而且而且重点在于说北京啊，说回北京，我觉得。 因为快哈是几乎基本上每个中国的城市都一样嘛，甚至全世界发展都快。我倒是觉得从一个角度来看，我嫌它发展的不够快。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已经没办法把它速度拉慢了，不可能了。OK，那请你变快一点，什么意思呢？会变得更文明一点，或者说所谓快了，变得而且更多元化一点。嗯因为我觉得说不管它怎么样变，有什么样的店，基本上都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从装潢到里面的菜谱到味道，我们去你刚说的 New York，去任何的城市哈，日本更不用说了哈，总会找到一些店哈，它可能在那边五年十年哈，那味道感觉很不一样。在中国每一个地方，你去那个你会发现都一样，都一样的，那你根本越来越没有去中国旅游的兴趣了。而且特别当那些古古代的文物哈，全部被铲走之后啊。 我我前两天去这个重庆，呃，他们给我讲重庆最繁华的这个这个中心区域哈，说现在已经建成小香港，哎，真的是完全的，就是跟我当年去重庆啊大变样。重庆的那个山城，按说是走的那个青石板路，高高低低的，现在完全没有，而且呢，为什么我一看呢，真的是小香港啊？因为那个楼。 他要打造，比如说跟我讲啊，他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十大天际线，呃，还是亚洲十大。什么叫天际线？你知道吗？天际线好比是你在这我们尖沙咀看中环，这种这种这这个天际，这叫形成了一个天际线。好，我一看这个天际线。 真的是跟香港一样，而且有一个楼的楼顶啊，跟那个 I F C 的楼顶一模一样。我去重庆市有这种感觉，因为在北京它都是平的，对，因为它在重庆它是山上面不停的建一些房子啊这种。我去到重庆一级座城市里面的时候，我发现这真的是感觉蛮像香港。 对，比较像那了， <laughs> 但是三上面不停的建好多的建筑的。对，后来我说最早的重庆这个这些老街道老房子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有，我带你去看。 瓷器口啊，就又都重新建了。他 <laughs> 就现在要重新建出来。 <laughs> 对，现在是建一个主要城市，建成一个香港。嗯。然后呢，你如果要呃什么看一些老东西、旧东西，那也专门在一个地方建起来， <laughs> 让你去看一看。还有，我也被朋友带去哈，他说：“哎，我问他旧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有，带你去看。”原来去一个地方，当然全部是新的。然后呢，那个新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好好矮、好小的房子。 里面呢有一个模型， <laughs> 就是当年他重盖的那个模型啊，好像玩具一样给你看，那就是了。佳慧，那是我们五十年前的古城，一百年前、两百年前的古城，那我们只能看玩具模型啊，对，只能看那 model，什么都没有了哈。那所以我觉得说，还是中国要去旅行就赶快去旅行了，不然就一天比一天你说他你喜欢研究爱情哈，我就有这个联想啊。 一个老在这么样变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呢，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包括这个谈恋爱、爱情，会不会也是有变化？我觉得这个跟因为每一个城市都变得很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蛮影响我们年轻人的的感情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一孩进车上，一个小孩，这个对，我觉得影响更大。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好像我我我我成长里面我是有哥哥跟弟弟的，我有好多兄弟姐妹。我在成长里面，我经常跟他们吵架，在爸妈面前就说说来说去啊，这种我们从小就很能接受事情跟我们发展，我的想法不一样，我想怎么样，但是最后没有发展出我的想法的方向。对对，在内地。 大家因为一个小孩的关系，就是爸妈都是照顾你，你也连讨好你爸妈都不用，都不用你爸妈赶着来讨好你，嗯，所以他对他们来说，这种就是他接受不了事情，跟他们想法不一样。 所以他們在愛情上面受的挫折其實蛮大，很容易就會受到挫折。我我就不會，我去泡一個女生，人家拒絕我，我不會太受傷害。因為我從從小就不停的受傷害， <laughs> 所以我我都沒有什麼感覺了。對，但是但是在我發現，好像我因為我我我跟好多内地年輕人交往，然後我我也寫一個專欄，是專門講這種愛情關係，人美国人来来諮詢給我，我發現。 有一个很有趣的、有很有趣的点，就是好多写信来、写信来说他感情的问题是什么？都是接受不了伴侣，不是没有把他错越留给他。嗯。 嗯啊，处女，处处不是处女。你说男的不能接受女，我没有说处女，我说初夜，初夜，初夜，初夜，第一页，第一页，第一因为我为什么说第一页？你说男不能接受女，还是女的不能接受男？一般来说，我们觉得是男不能接受女啊。但是我发现，在内地写信来，好多都是女不能接受男。嗯。 也有好多，这个话题有意思。 <laughs> 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就初夜这个，好好解释一下。 <laughs> 因为因为这种问题，其实我们在香港也有听过啊，就是男生可能接受不了女生，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可能是你恋大学，不也也不然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问题嘛。但是我我来信，我接受这些读者的来信，你发现三十几岁。 还不能接受女朋友是没有把他第一页留给他。我说你三十几岁人，女生也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他都三十岁了，他怎么可能把第一页留给你呢？还有就是女生也接受不了男生，我我 <laughs> 接受不了不是童男。 对，虽然我不知道他不怎么知道，对啊，就是怎么就是男生要叫你长啊，太好装了嘛，太好装，因为男生其实是每次都装，你每一天都装，没有个刚彭导演说到那个独生子女的谈恋爱是有问题的，我这那个年代哈，跟你一样，很多兄弟姐妹哈，觉得说我跟女朋友分手之后，我就总是希望说打听她的消息，她过得很好，我就安心了。 听说现在这一辈不是的，是说网上很流行说，当我打听我分手的女朋友的消息，然后就说啊，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就安心了。哈哈哈到了这种心狠手手辣的地步，因为他是要自我中心。对啊其实因为你说对了，因为因为他在成长里面每一关都是对他好，他接受不了分手，他接受不了分手，因为他觉得所有东西都应该留给跟。 嗯，结果第一页的情况是一样的啊，跟我们小小好多兄弟姐妹，一天晚上吃饭。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